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感谢您应邀接受我们的采访。您对健康农业、移动银行等领域做出了预测，我们就聊聊这些领域吧。先说说埃博拉吧，希望我们可以消灭埃博拉。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，中国在其中付出了许多努力，投入了很多资源。事实证明，应对这样的传染病爆发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。至于为什么健康会成为基金会的第一要务，是因为没有健康，贫困国家不仅会有很多孩子死亡，还会有很多孩子因为疾病或营养不良而丧失发展的机会。所以，健康。 是最基本的保障。在农业方面，您刚才提到中国是稻米生产的行家，还有哪些方面中国可以贡献更多的力量呢？首先，中国在农业生产力方面实现了大幅度提升，而有的国家农业生产力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。无论是政策扶持，或是科技创新，中国都有很多经验。我们正在和中国合作。 确保合适的技术被应用到非洲有需求的国家，并为当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。那么，移动银行呢？您觉得什么技术是移动银行革新的关键？如果我们在贫困地区推广传统银行，那么传统银行的收费结构对于贫困地区的居民来说成本过高，所以贫困地区的人会倾向于使用现金。同时，传统银行的借贷利率也很高。 所以它们不适用于这些地区，我们必须在这些地区推行新的银行，必须价格低廉而且高效。所以我们要推广电子银行，即便你只借一块或两块钱，服务成本也是非常低的。我们同时会对农民进行教育，教会他们如何借贷、如何更好地管理储蓄等。传统银行不能为穷人提供服务，但是这些新兴银行可以。 我们需要做的是确保相关监管到位，推动普及教育，提高大家的信任度，并激励更多的创新者为电子银行开发新的产品和应用。六，关于健康，男的首先谈到了什么？ 七，没有健康会怎样？八，在农业方面，中国可以做出什么贡献？ 九，对于贫困地区，传统银行有什么问题？十，关于移动银行，下列哪项正确？